锵锵三人行，咱们这个跟陶杰老师啊，陶杰老师去过河南吗？河南去过一次洛阳啊，哦，洛阳寺，白马寺，这个看牡丹花啊，哎，对，这个现在也可以看看河南这个刚烈的女子啊， <laughs> 这个最近出了新闻，你知道吗？知道，就是在河南永城，嗯，然后说这个查那个中国这个大客车超载啊，你也是没有办法，货车啊，对对对对。 客车也超载，客车也超载，货车也超载，货车这种严重超载，严重超载呢？哎，你可以看看这个大货车这照片啊。那天呢就截住了，一个路政，一个运政，你知道就是管超载的这事儿啊，在中国恨不能几十个部门都有份儿，这正是一个问题所在。然后那天呢就拦住了，拦住了说罚款，你肯定是超载啊，超载呢，结果呢据这个。 这个货主、车主这一方，他的这个陈述啊，哎，出来了一个说法，就说呀，这个我们呢买了月票的， <laughs> 说买月票，什么叫买月票？他那个反正现在采访他当地那个什么大队长啊，不承认，可是呢，广泛的司机都说有这个月票，就是说这给了这这个罚单以后，这个月就不会再罚了，对，三千块钱。 三千块钱就是你你罚了是路政啊还是运政啊这俩部门有一个部门呢是收月票的，就三千块钱这个月不罚你了。可是呢你要碰上那个部门怎么办呢？当时一打电话说好像买了月票了，然后比如说这路政的就打电话叫运政的这个车，你看两辆车嘛，运政的车又过来，运政的主要车过来，哎，这个车主呢还是挺会办事儿，说我们买了年票的。 哦， <laughs> 因为这个什么运政的这头啊，发行的是年票，就是交三千块钱一年不查你当然，他们这个政府部门，他们当地不承认，说我们没有这个票。嗯，那说，可是这这个车主为什么都说交了钱的？嗯，而且就是说，他们说没有这回事儿，说见一回罚一回。好，这一罚，这个车主身上一个女的嘛，说就三百块钱。 三百块钱，那这时候就开来啊，要钱没有，要命有一条。这女的啊，噔噔噔到旁边一什么士多店里，还是什么店，买了一瓶农药回来，当场就喝下，就送了医院。你看这个在在急救室啊，就像今天就弄成这个样子。这女的喝农药啊，给抢救回来。现在这个事儿啊，中央台一报，酿成这个事，酿成事端了。哎。 我我我仔细看中国的事情，现在是灾难处理啊！一出了人命，人命关天嘛，一出人命这个事情就就大家重视了。一重视一看来，原来这个超载产业链，我发现它完全有个超载产业链。它是这样，它呃，如果说从 A 地到 B 地运这个多少多少钢材，这个运过去，如果是按正常的运的话。 他给他的运费是一千块，可是路上的油费跟正常的过关什么东西一千两百块，嗯，说那那司机怎么办呢？那司机完全没办法嘛，对不对？那就司机就只好超载，超载了以后，你看两面得意，第一，老板得意。 因为老板这个运输费很便宜嘛，嗯，他这样你看我我我能够找到一千块就帮我运的人，我何必再花一千五呢？对不对？那我就一千块就运，老板得意。第二，路上你刚才讲的什么路证、运证都得意啊，他们就可以查。所以这件事情它一定是凡存在就有凡凡存在就有它的合理性，就是商家得意，政府得意。不假定说他们也是政府部门哈，那这个司机倒霉。 但是我仔细一想，最倒霉的还是我们这些开车在路上的人，跟你有什么关系？哎，跟我有什么关系？因为他们长期在超载呀，长期你想，如果一个车规定只能装十五吨的，他常年在开二十五吨，什么二十五吨？他这个大货车呀，经常是超载七八十吨，所以说为什么中国有些那个桥啊，不是什么桥脆脆，有些时候这个车呀，夸他就把这桥压塌了， <laughs> 就是。 压压就压就就是我想，你看你这个这个链条里边，就是商家得意管的这个政府得意工人在里边倒霉，然后最倒霉的是我们平常在旁边开车的人。呃，危险的，因为你在旁边开车，我在大陆有时候坐坐走公路，旁边忽然一座山压过来。对，我都说在车里头，在黑影里头一看，一个中型的货车。为什么是一座山呢？有重重叠叠，那些。 运猪的，一猪笼子，哇，运的这就有四五层楼这么高，嗯啊，那个货车很小，对，那个猪笼有大概笼子大概有四五十个，每个笼子里头两三口猪挤着，动弹不得。一看，哇，高入云霄，嗯啊，然后这个猪又一股味道啊，又是一个叫啊，然后这个车嚯一下子过去，啊超车，啊还超车，好了。 那我们司机，我就哎慢点走，慢点走啊，慢慢来啦。我们啊在路边呢休息啦，啊去厕所啦，又上路。一上路，哇，就看见刚才那个猪车啊翻了，翻了，翻了。那个猪笼啊，全都是一一路上有的猪嘛跑出来，有的跑不出来。哇，我看，你看刚才不就这这座山呢就崩了啊？对，所以这徐老师说的对啊，这个你就给给别人的那些开小汽车这些车主。 带来不必要的心理危险，跟危险。但是你知道，呃，我觉得中国有个结构性的问题，就是什么？这就是超载。哎，它的这个超载，呃，超载一个最主要的动机讲什么呢？就是它这个运输的成本。对啊，它如果不超载啊，就没有钱赚。嗯，那么你怎么办？就我反正在中国，我听说的啊，最高的记录是七公里六个收费站。 啊，七公里六十，这是最高纪录的。你你说像这样，他一路这么交钱过去啊？怎么交？我我我们我们想象，我们回到最合理的状态。我们现在假如你有办法来整顿，好，我这段路我的运费是一千两百块，那我很简单，你是老板吧？嗯，我就说你得给我一千五我才跑，对不对？你不能给我一千块，你一千我我至少赚三百块钱。好了，那厂家就说。 我我的成本要上升五百，我成本上升五百，我的产量就会下降，我会影响这个地区的 GDP，对啊，你明白不？不单是一个厂啊，所有的厂都是这样，对不对？而且，他那么这个时候很简单，正常社会情况下，工人跟资方就有冲突了。工人说我不跑了。 对不对？我我们大家集体不跑了，你你除非你给我们加到一千五，否则我们不跑了。那要出来裁断了，那政府要出来裁但问题是，你知道在路上，如果大家都不超载的话，这些路政、运政哪有油水啊？嗯嗯，他们就拿干工资了，怎么创造？他们自己的福利怎么创造？他们家里的老人要要要要看病怎么办呢？导人怎么升级？哎，所以他在这个资老两方，他帮谁啊？他就帮资方了。 啊，所以你说你明白吗？所以中国工人有力量，中国工人现在没力量。这个是改革的老大难问题啊！你要中央集权呢，那不行；权力下放呢，包括财权呢，又变成这个样子。嗯，然后每年要保八，然后保保八，你把账目、账本交上来，把钱交上来，那下面必然是这个样子。这个苦了谁啊？老百姓。刚才说那运运输这个猪。 啊，从这个乡下里运到城里，啊，然后宰，然后这个猪肉这个成本，你把这个运输算进去，啊，就越来越贵。为什么？刚才你说六公里啊，什么七个站，还有呢，汽油呢，燃油呢，油价年年涨，油价比美国还贵啊，年年贵呢啊，然后就激激发起这个通货膨胀，恶性循环。 猪肉贵了以后，那个开货车的司机，他吃饭，他老婆去买菜，啊，也感受到压力。然后下一个月，他再拉车的时候，就哎不行了，猪肉贵了，多要一百块。其实就拉他，他拉他开的那一车猪肉，对，又又又叠了两层，这对于这个人出身也不好。 这个猪老是挤在里头啊啊，这又臭啊，病啊，影响将来这个猪肉。您是不是属猪的啊？我不是， <laughs> 我就看哎，还就自己碰到过一次，我就碰到过一次。每天呢，不只是运猪，运狗肉，从外省运到了香港。 猫肉现在有狗肉了，当然有了。不不，问的，运到这个广东，这个广东我还觉得是运气好呢。每年大年三十，我开车回那个河北老家，京石高速一路都是跟着猪走，你知道吗？我就觉得 <laughs> 这个肥猪满门，好像运气好。这个也是我们中国的国际。你看这杂技团呢，有一个人开，呃。 自行车上面叠罗汉，孔雀开屏，哇！一座喜马拉雅，没错，没错啊！一直一个叠一个到在在外面一个，一手抓住这个手还能平行，对对对啊，还能平平衡，啊！你看这个是杂技看了三十年的，中国人有这个，外国人搞不出来这个，尤其是印印度人也行，印度的印度是火车， <laughs> 印度的坐在车顶叠罗汉，对对对，也是一样的问题，因为它基建不行，因为这硬件印度公路盖。 的不行，对啊，中国的就是每年一度春运，但是平时这种不是太严重，但印度天天都是这样，天天都是。嗯，咱们去一下广告，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这次这河南是又这个出名了。过去这个我记得还讲过一个段子嘛，就是但是那个时候说不要老讲人家河南人，这是有点那个 <laughs> 什么段子讲河南人。董存瑞。对对对。但是呢，我不自禁的会想起这个段子哈，因为这次正是跟路有关。说是过去讲有一个段子，说是这个河南的火车，嗯，你的很多人都听过这个，说河南的火车是开动的声音，你听过吗？不就是。 他这个火车呀，刚蒸汽机车刚开动的时候是吭谁吭谁 坑谁？坑谁？坑谁？然后呢？这个开快了以后啊，谁的坑，谁的坑，谁的坑，谁都坑，谁都坑， <laughs> 谁都坑。坑谁？对对对！我当年说，我说咱不能瞧不起河南人， <laughs> 我就说成河北的。现在看这河南有根据了。这个什么路政运政啊， <laughs> 拉点出来，你瞧，月票买了，打电话签的年票没买。我听他们说，就是说他坑自己人。 啊，他们我我听我有个朋友的是真是，他在河南组织了一个旅行团来香港，价钱奇贵，就是整个一片人了，澳门、香港有没有七八千呐？什么什么？后来团员呐，组成那个团员们全是他自己亲戚，全他自己七大姑八大姨，你说怎么能坑自己人呢？就是说这个老实啊，我觉得这老师他有一个这个福尔摩斯。 这个刑侦的一个原则，哎，你要判断很多你不知道原因的事儿，不是有个原则，就是谁能从这件事里边得利，谁就最有这个作案的这个动机。嗯，所以我就想啊。 你这个执法的人啊，执法这一方，嗯，从执法当中得利啊，嗯，这个事儿可就太中国了，不不是太中国，这事儿太荒唐，全世界都有，全世界这个这个到处都是，不是你把美国警察罚的款，他是他自己收入吗？那不可能啊，他这这为什么他这个公路上几十个部门都管超载？嗯。 到这儿给你开个罚单，到那儿给你拦拦个什么啊？交这个费，交那个费。而且我现在发现还有一种什么呢？江湖的规则，嗯，也蔓延到这个有些政府部门，嗯，比方说就是说所谓的这个月票，你看这个事情要说开了，嗯，他们就不承认，嗯，但是呢，实际上这可能是私下里的一个对规则，嗯，你而且这本身这也反映中国人的逻辑，也真是有意思哈。你给我这个钱，你就可以犯法了。 没 <laughs> 有交了，这是保护费，你知道吗？ <laughs> 这相当于保护费，你给我这个钱，你可以超载。他他还有这么几种情况，有的时候呢，被截下来了，然后他有两个选择，一个是卸货，一个是罚钱。结果那个路政部门呢，就说不要卸货，哎，只要罚钱。对啊，因为你卸货对他没好处， <laughs> 罚钱才有好处。第二个呢，现金交易。 他现在报报道出来有很多，你这个票啊已经是规范化了，虽然是潜规则，还是有票。更多的情况下是没有票，就是你抓到这一下，我就这一笔钱就过去，就这。所以呢，使得他们工人在这个当中，因为他的所有的收入全靠。 是什么？全靠这笔你这个罚款的多少。今天被罚了多了，就收入少了；今天如果正好没被罚，收入就多了。所以他每天也充满冒险精神，每次在路上走都是这样。而你仔细再想想，这个超载的情况也有象征意义。就是我们这些年的高速度啊，嗯，有很多是，你想不仅是货车超载、客车超载，我们一切都超载。我们的学校扩招超载，大学超载，医院超载，对。 公务员编制没错，副部长、副书记超载，公车超载，对不对？对对对，什么东西？这个这个为什么超载？你仔细在想，你能把它杀下来真没办法。我仔细想想，你要做那个当官，你跑去看，老板不同意，政府官员不同意，甚至连工人都未见得说老老实实赚的不行，你有个什么方法呢？这个改不了，环环相扣，恶性循环。嗯，主要就是人太多啊，对，人太多了，就是人太多啊。 人多办不了事，啊，人多只能办坏事啊。我我书生的想法，还是回到马克思最老的道理，就是生产力发展来促进生产关系的发展。那能不能提高路的水平，就是整个路的指标提高，车子的指标提高？比方说，本来能拉三十吨，将来车子弄到好，可以拉五十吨。 <laughs> 对， <laughs> 就是说规则不要定的。你知道，我们不是说中国常有一个情况叫严法宽刑吗？ 严法宽刑，就是每个人都犯规，所以我拉到一个就罚一个。说实在，我的路政车开上去随便找到一个车，他他哪有那么好的眼光看到那个货车就超载呀？他基本上大概照上去一拦就就是。那有没有办法在那个根本上想想想办法？我我就觉得可能太书生了。我这不是书生啊，就是我就觉得我早就觉得啊，我觉得在中国吧有一个根本的不安全感。 就是混得好的，混得不好的，没有人是安全的。你知道这个不安全感来源于什么地方啊？就是有一个经济学家到我们这儿来讲，他就说啊，这个立法过严，而且你现在还加上一条，哪个部门都有政策，哪个部门都立法。对，他比如说关于一个超载，他可能有二十个部门，二十个部门有二十种罚的标准。好，我们的很多问题都是这样，但是呢，实际上他管起你来啊。 你是呃没有关系，那你有关系就能办妥事儿，就对吧？酌情处理，酌情处理，怎么处理都行。你比如说，在这个还有一个地方，就是本来说罚一百吧，好，你犯自拗哈，犯自拗，这时候过来一队长，队长说行，这车上这个磅秤腰到底超载了多少？按照我们的标准罚你两千。嗯，好，你你罚一百也可以，罚两千也可以。你知道这个根本的没有安全感的一个来由是什么？这就会造成最大的人质啊，这就是。 这个人质就变成啊，说你犯法你就犯法。于是，在今天的中国，谁有安全感？而且，我认为这个中间还会出现流氓手段，你知道吗？就是说，这个很可怕。好比你这写文章的，你写文章，你别把我得罪了。你把我得罪了，我我不定得我我我说你们家这个违章建筑，对吧？我上你们家阳台看。 盖这个，拿出本本来就能罚，就能罚你。家里藏了红酒，你写文章没事。对你写文章没事，得罪我，对，弄违章我往死里罚啊！对呀。 你这样的话，你是不是人人自危？就是我们，就你没有安全感，你不知道是在哪儿犯的事儿，你只知道谁都能捏死你，想捏死你就像捏死就算就算路政部门的人，他也没有安全感。是，他今天罚到一笔是一笔。快过年了，我家里也等钱花，就那喝农药这事情一爆，现在批评自我批评，没错，把我们的生路又给断了。对对对，你现在也说不清，就是说。 他比这个性质比这个辆货车的性质严重的多的人的事件都有，对，但是他采取了一个激烈的行为，对，他喝了农药了，对，然后中央台报道了，对，这下子上级这当时就开会啊，对，一定是把钱全退给人家，对，该怎么就怎么，着邢台那些地方最近路政局肯定日子不好过，今年过年得艰苦朴素，对 <laughs> 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你看，好像我假定啊，香港是法治社会，我就感觉呢，在香港生活相对简单。比方说，你需要遵守什么呢？就你只要别别，你你哎，别偷税，别别逃税，对吧？知道交通规则，你知道的，不能偷，不能抢，不能杀人，那你就可以生活了。就很你需要知道的规则很简单，你不会有这种啊，惶惶不可终日，你不知道你违反了什么的这种情况发生。 可以对美国的大货柜车做个调查嘛，或者是世世界很多国家的这个大货柜车，那个美国也很多很多很巨大的那种那种货柜车，我我猜想他们大概是罚的很重的，嗯，如果他们被查到是罚的很重，他们完全经不起罚的，弄不好连驾照连这个职业都会丢，所以好像没除了警车没有别的车去拦他们的。 那执法是单一的，嗯，对不对？只有没我在我在那里开车长途，你没有看到过有别的执法车上去去拦住那些货柜车是没有的。现在就是有人提出了嘛，就是要把这个执法权通通收回一条，但但是 <laughs> 我们刚才分析过了，这根本就是商家给的价钱就太低嘛。 对不对你你工人说，我一路费一千两两百块，我来跑，最后得到一千块，你你叫他不超载，你就是等于叫他走死路了。所以我一看到那个喝农药的人，我的感受非常复杂。我第一感受是，我非常不赞成这种极端的反抗，尤其是这种就这种自残性的这种反抗，对不对？所以当时的政府官员就说。 你你你你想死？你死跟我们也没关系，对不对？从道理上他讲的也对，对吧？跟他们没关系。可是你看客观效果，就是因为他们一个激烈行动，嗯，把整个这个产业链给暴露出来，嗯，引起大家注意，这还是好事哎，因祸得福哎。而且这个啊，它是一个呃，我觉得是个结构性的问题。嗯，你比如说你要降低运输成本呢，嗯，你这个公路就不要设那么多收费站，嗯，对吧？但是你公路不设收费站呢？ 它又影响了一个产业，它这个整个物价到最后有有。当初盖公路的目的是什么？不就是收费吗？ <laughs> 啊，多设几个收费站，建筑成本能够快难快一点拿回来吗？夜长梦多嘛，对不对？而且你知道，在中国还有一个稀里糊涂的咱们这么一个民族，你知道吗？也没什么人监督，但后来不才知道，好多高速公路。 这个钱早已经收完了，对，法定的还在那儿收。你知道，有些时候咱们真有点虚头巴脑。我在北京，我就碰见过好几回，你知道吗？你就能挣钱，你到街边啊站着，有人停车，你说。 交钱， <laughs> 他就给你钱， <laughs> 你就自己就说这儿停车，实际这人就跑了，收了钱就跑了。 <laughs> 这人们傻乎乎就给交钱停车，来来我给你看。看。你买几套制服啊？那更准了，大的国家，澳大利亚、加拿大。接着为您播出《西安楼观文明启示录》。